锵锵三人行，这个今天咱们是这个满堂生辉啊，土豪金 <laughs> 是吧？土豪金，土豪金，我们刚才注意到，你不是注意到我小田穿的就叫土豪金，对，颜色正好搭上了。对，你用手机用土豪金呢啊？这金人家也可以很好看，哪像你这，个？你看 <laughs> 你你自己瞧瞧，你土豪金 iPhone 也就罢了，你这居然还是个山寨的 <laughs> 土豪金，这二十块钱嘛，你刚才贵贵三千，这个比这个贵三千块钱呢，你知道吗？ 你知道吗？你看，你，这不是， <laughs> 当然我这二十块钱，土豪金啊，这个这个我以后要摆在这主持节目啊，对，这个。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土豪金的这个国度里啊，最近呢也有很多这个很多事儿不能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如呢谈谈外国，嗯，谈谈外国。 正好啊，咱们仨对吧？哎，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我觉得呢，这个可以聊聊加拿大。有一什么机会呢？这得感谢人家加拿大这个卑诗，叫什么？卑诗省，British Columbia，Columbia British、旅游局，英属哥伦比亚。我说他这个外国旅游局原来每年都有一笔钱嗯，就是邀请，比如邀请，现在最大的游客是中国人呢。嗯，邀请中国的这名人呐，咱们不属于啊，明星啊，什么媒体呃人士就去。 考察，好像跟咱们前一个去的是赵薇的那个团都去，赵薇是去玩的，对吧？我们是代表观众啊去，去考察，考察，没错，就像我们上回去台湾那样，嗯，没错没错，代表代表观众去考察，去去指导，是吧？ <laughs> 那这个就是说，既然指导他们的建设，对对对，那既然就考察了，我们就要把我们考察的这个成果，对吧？向观众朋友们这个汇报汇报一下，嗯嗯，对吧？对，首先我问你们，嗯，加拿大。 国庆节是哪一天？你不是刚说了吗？ <laughs> 我心情比较好。生日很没错没错，党咱们党的生日七月一号，加拿大。哪一年呢？啊？哪一年？你管它哪年呢？ <laughs> 就是它很短，很 <laughs> 短。对。哎，哪一年我也能跟你说？是吗？加拿大开埠是。 一五三五年，一五三几，一五三几年，十六开，但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加拿大这个国家概念，当然没有。所以说，那这个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啊！我是加拿大国庆，它的哪一年？就立国是吧？一年？实际上我知道的什么，但是我不确切啊！我只知道这个加拿大，因为它以前是这个从属于英国嘛，不是七年战争之后，英国就从这个法国人的手里就夺得了加拿大。那么英国是在这个。 二三十年代啊，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啊，就慢慢的放松了这个对加拿大的控制，加拿大才慢慢的开始有了一定的这个外交自主权，但是呢，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那是直到什么时候呢？八十年代，英国才是这个重新啊，经过这个国会的这个通过，哎，才是最终。 确认了他们的这个修宪立宪的权利，加拿大才是一个独立意义上的国家。你注意没有？他刚才说话的时候有一次眼睛往上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在背。 <laughs> 不是，你要我第一次在这儿，第一次在这儿录 <laughs> 这个节目，不是不是，因为我听到我的回音了，我在想我的声音从哪来的？你知道吗？加拿大对你回响了，对加拿大对我我在找我的声音，你对加拿大比对祖国还了解。不是，这是这是我在英国的时候了解到的。了解对对对，但但是我不知道英国的英联邦那些国家，不过。 加拿大很奇怪，因为你知道加拿大这个人啊，嗯，以前读美国史的时候，你就会读到有一些当年美国独立的时候，有一帮人是讨厌美国独立的，在美国殖民地上的，就北美殖民地十三州，那帮人他们叫做保皇派嘛，就等于是就等于像我们清末保皇党那样子，嗯，那帮人很忠于皇室，说你们现在怎么能闹独立呢？那不对，那这帮人跑加拿大去了，所以加拿大其实有很多这种人。 那加拿大的整个晚独立里面也有这种人的影响。那当然它很复杂，因为它还有一大堆讲法语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。 小唐，你讲的是他的这个这个中古史，我我讲的是他的古代史。啊，远古史就哦，就看加拿大这个名字怎么来的。嗯，就是有一法国人，有一法国人，那个时候他就到开辟嘛，开拓嘛，然后他去也是去找印第安人，对，新大陆，找找找，对他以为他是找着印度人了，其实他碰见印第安人了嘛。对，然后俩印第安小哥们就跟他他问路，说哪儿呢？ 说个 c a n a d a 大概意思，Canada Canada 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就是原住民的这个语言呢，村落是群落，村落村庄就他们那一组里面。好像他那个时候，我不一定考证很准确啊，可能是他找着的魁北克。是是吧？呃，魁北克那一带那一带，所以加拿大最早指的其实就只是那一区，而且是法语区。嗯，没错。后来才被接纳为整个那片土地，而我们去的这个卑诗省呢，其实是很晚。 才进入加拿大，他甚至差点进不去啊！就本来加拿大政府成立的时候，刚刚开始独立的时候，他是希望也达到卑诗省那边，就就两座大洋之间嘛，就贯通了嘛，他就。但是当时卑诗省是不不赞成加入的，那么就开条件，开条件是，除非你把铁路，你能够修一个铁路贯通到这儿，就这个北北太平洋的这个北美的这个横贯的铁路修到这，结果当时就拼命修。 那那个拼命修，当时要赶时间，有他人家有有死线给他的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大量的华工，我们第一批那么多的华人到加拿大就是那个时候去的，所以现在继续还在去呢，华华工对吧？就是就咱们是吧？对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这个第一批华工到加拿大到底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跟我不知道跟那个以前那个什么五口通商的时候有关系？啊那个时候开始个劳工不一定很有关系，那时候是清末。 那其实我们去北美的时间很早，我们华人，但是都是在清朝。嗯，那那时候主要是为了找金矿，有几批嘛，有一些是找金矿，比如加拿大当时也说找到金矿嘛，对不对？也去找金矿，像维多利亚那些都去找金矿。但后来呢，也大概找金矿的时候跟去建铁路的时候是差不多的。 那那铁路建完了，有些人就回头再找金矿，或者金矿找着找着没了，那就又也都留下来了，才开始在那边经营别的买卖。那个时候是去找金矿，嗯，今天去去找什么？找空气。 是吧？找 <laughs> 世外桃源，或者找安全的潜逃地，是吧？ <laughs> 避风港不安全，赖昌星不都回来了吗？ <laughs>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今天聊加拿大啊，聊这个真的是很有我们这个现实意义的。北京这个不是有个官员就说了嘛？说咱们这个雾霾都是北京人自个儿的家里炒菜炒出来的吗？就是很有想象力。对 所以，为什么加拿大空气好？人家西餐炒这菜没这个油烟，这主要是。 <laughs> 我该改变我们的饮食方式。没错没错，所以 <laughs> 就是说，你看，我们到加拿大了解到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，这个可以聊。所以哎，咱们不能光聊哎，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这个拍摄，我们确实是工作 <laughs> 是吧？拍拍摄可以给大家。 看一看加拿大的一种生活方式。加拿大 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市位于北美洲西海岸最大的岛屿温哥华岛的南端，通过胡安德夫卡海峡与太平洋相连。这里是有名的花园城市，人们的生活和水息息相关。这是市内最贵的公寓楼，拥有无敌海。 是来享受海洋，那就是水屋。对啊，那通常都是很多艺术家或是一些作家啊，他住在这里很有灵感。他们是租吗？还是？呃，他是房子是他自己的，租这个位置，政府给你水电，帮你管理这个排污这些东西，那就等于这个部分你要付租金给这个管理费。管理费贵 不贵，一般大概两三百块钱。对，概念。那他这个房子要是拖走的话，拖到什么地方呢？有还有别的类似这样。有有，像我们对面，刚刚我们说那个有一个很多那个候鸟过境那个小屋的那个。哦，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村呢。对，所以你这边你可以到这个村，可以到那个去。对，闷了你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。我是前一阵刚看见他有个就是那个 Discovery 播这个纪录片，说这个人类就是抵抗现在洪水啊，有多少种办法？ 哎，其中就这就看到这个嘛，就拍了这种房子。对，刚才这个片子你们都不看正经内容，你们注意到的是我作为土豪游客的风采。是 <laughs> 对对对对，很有范， <laughs> 很有范。 <laughs> 对对对，是。哎，不过涛哥拍的照片啊，真的好啊。哦，真的。好艺术啊！我拍的照片真的好。对，我现进步了。就是土豪虽然穿在身呐，我心依然是爱美的心。对对对，拍了九千张照片啊！我选真的，我选出三十张，好漂亮的。 <laughs> 给我看看，豪土豪干什么量都大。但但我跟你讲，我们土豪团， <laughs> 中国土豪团到外头啊，第一大特征你知道是吧？不是这个镜头，嗯，也不是什么动作，而是呢去哪。 都一定要问当地人一个问题：这房子多少钱？ <laughs> 我的妈， <laughs> 小土豪！不，我们不就都在问这个吗？ <laughs> 你们你们感觉这一趟去哪都在问？我当时问他为什么这个要多少钱啊？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，其实我是落后了。我觉得那个房子啊，是他们的这个就玩的房子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陆地上啊，自己有自己的家。然后呢，可能这个度假的时候哈，就携家带口的，然后到那个海上到水上去漂几天。嗯。结果不是。 人家的家就安在那儿啊？它就是房子，它就是很好。它不光是在水上，你看这过过去，当然美国也有，但是我发现加拿大也很多，就是那种车。 嗯，房车就是，对，作为房子的车，真的就是跨州过省，他就去旅行，对，而且人家加拿大提供的这个服务啊，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啊，嗯，他这个接给你接上水，对，接上电，接上这个车，你就可以在这生活一个月，然后你就真的是可以走。其实很其实北美洲都很流行嘛，就其实中国现在不是开始很多自驾游嘛，嗯，但中国现在可能还发展不到这种，就整个。 后面拖一个那种小屋的那种车，他们喜欢那样子去野营嘛？他们那个野营的概念就住车里头嘛。然后到了那个营地，那个营地通常就是我们不是也经过嘛，很多那种湖光山色的地方，他就给你搭个营地，然后提供就你刚才说的各种的生活的基础设施，可以加油、加水、加电啊等等。但我觉得这里头啊，加拿大跟美国还是有分别的，美国也很流行这么玩。 但第一呢，就是加拿大的国土，当然美国也很大，但加拿大真的太辽阔，加拿大太小，加拿大多大知道吗？ <laughs> 加拿大的面积是世界第二大国，是第二大国，比中国还大，九百中国九百六十万吧，加拿大差不多是九百八十六万，如果我没搞错的话，那大不了多少啊？是跟中国差不多，可是人口呢？嗯，三千多万，是每平方公里呢？ 呃，前几年是三点五个人，现在三点八个人，基本上不到四个人，一平方公里，嗯，才不到四个人，没错。你说这不是，闷的吗？平方公里，是但它北边那边基本上就是北极圈，无人，哎呀，所以它是地广人稀。那这时候呢，他出外这种野营呢，他就特别舒服。第二，其实它比美国安全，美国的这种野，营熊出没呀，我们看见你你怕熊还是怕带枪的人呢？嗯，对，对不对？人比动物可怕。就在 <laughs> 在美国的话，有时候他们呃。 这种出外旅行啊，什么，他们带演出去演，他们有时候会出过一些事儿，就是怕被打劫或者被怎么样，因为美国是可以合法持枪，在加拿大不行嘛。对，而且在加拿大，他不是说像咱们说什么怕熊咬不咬你的问题，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大的这个动物园儿。 嗯，你哪怕是在温哥华，在这个市郊啊，走着走着就看见鹿了。嗯，咱们那天骑自行车后架就看见熊了，就吓得我们都不敢动。但是他那个人跟动物，哎，有了。你们俩还喂海豹不是呢？是吧？是是。我他他们他们也拍了，咱们看看。Don't pay attention to these guys. w h <laughs> OK. 哇。 <laughs> 看文道乐的，对，因为我喜欢动物嘛。刚才那个是我们就在那个刚才那个船屋旁边，那是卑斯省的首府嘛，维多利亚。嗯，那边一个小码头，小码头边呢，其实就有海豹，常过来等着人喂，习惯了。那那海鸥呢，就你一喂，它会先来抢。但我就觉得那边很有意思的地方是，那边的人跟动物的关系很习惯，他不用跑很远就能看到动物。嗯，你知道我上一回我印象很深的在看到海豹那是什么时候吗？是在济南。 山东啊，嗯，那你想，但你想想看，不对劲吧？济南怎么会有海豹呢？啊，它是内陆城市嘛。啊，你知道那个海豹在什么地方吗？ <laughs> 不是在饭桌上吗？ <laughs> 哎呦， <laughs> 在这个大明湖边的那个什么泉啊，那个天下第一名泉，趵趵趵突泉啊。那趵突泉怎么会有海豹呢？原来是这个趵突泉呢，他们觉得这个天下第一名泉还不够吸引，所以景区单位呢。 把这个水换了，是半咸的水，我养了几只海豹在那儿，我们是得这么来来看动物。但是在在加拿大呢，我们感觉就它是尽量保存自然环境，然后呢，它很仔细的规定你人跟动物的互动关系。你比如说，我看到它很多垃圾桶，它那个垃圾桶在外头，那很大的垃圾桶，它设计一些垃圾桶是防止熊。 来来进去找东西吃的垃圾桶啊！那我问过他们做这个是不是怕这个熊跑到民居啊伤害人？他说对，也怕他们伤害，但也怕他们被人伤害。嗯，他们常常是这么来考虑问题，就是怎么样不要去破坏那些动物的环境，不要破坏他们的生态，然后不会说山上什么地方有熊了，赶紧组织民警啊、武警干部啊 <laughs> 上去抓他或者怎么样，不，而是说看到熊你就跑呗，嗯，就这样啊。 哎，我上一次看到海报啊，这文道哥这样一说提醒我了，是在哪儿看到的呢？是在旧金山。嗯，但是为什么？对对对，但是为什么就和这个有关系哈？就是我们这次不是在温哥华看到好多海报嘛？当时我们还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些海报有的是这个体型比较大的棕色的，还有黑的啊？这个体型比较小的，当时我还问我说，是不是这个黑的是这个雄性啊？灰的是这个就是棕色的是雌性？嗯嗯，结果不是，它们全是雄性的。啊，他们的女朋友在哪儿？ 这个棕色的啊，这个体型偏大的这种雄性的海豹，他们的女朋友啊，在阿拉斯加。嗯，这个黑色的呢，他们的女朋友就在我们说的那个渔人码头那边，就在加州。嗯嗯，他们是每年就是到了这个秋冬季哈，就全都要这个，有的是从北，有的是从南，然后呢，就要游到温哥华那儿就开始吃吃半年。 啊，就专门吃，专门睡，专门喝，然后就养膘，对，然后到了春天啊，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两边游，嗯，自己去找自己的女朋友，然后该打架打架啊，该干嘛干嘛，哎，对对对。其实这动物有时候会设计的比人合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看它他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就设计成他也没有什么性欲，不像咱们整天为这个所苦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对吧？但是他哎，他需要的时候呢？ 哎，就来了，天天他都可以，对吧？嗯，小那天天可以的不是，你这是比较 <laughs> 乐观的一种理解。我倒是觉得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因为他们这个可能是这个生存条件所限吧。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话，谁不愿意这个生产生活两相顾呢？而且你看，咱们这次学习的这个三文鱼的精神，嗯，我天哪，我最喜欢吃的三文鱼。 <laughs> 我这次我了解了三文鱼那种啊，为了繁殖啊，为了这个这个，就就是为了这个这个，不算为了交配吧，为了繁殖。 只，好家伙，这到最后啊，跳，你么就是，他是从这儿游出去，得游那么一年的吧？他们那个跟我说的我都记不清了，就说，今天游出去的几千条，可能回来的时候，只为了两条，一公一母，他又回来了，游回来的时候啊，遍体鳞伤。 是，然后呢，它要逆逆水而上，到那儿去产卵呢，还是要怎么样？然后你咱们就看着了嘛，跳啊跳啊跳啊逆就鲤鱼。而且有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的它那个跳必须两个人合作，就是有的时候是那个雄性的鱼在下边垫着，垫着，哎，然后雌性的再跳上去，对啊。你为什么不说雌性的垫着雄性的跳上去呢？他们介绍的是这样说的嘛？雄性的回去产卵，那雄性回去干嘛呢？雄性的也要，他们在后边这个咬着 <laughs> 那个雌性的尾巴。 <laughs> 你跟你们不好好听课，我在那儿听得可认真了。他们就说。 说就咬着它那尾巴，因为它们这是体外受精嘛。然后呢，那个雌性的在前边产卵，然后雄性的赶紧就过去做后面的功课。完了之后，它们的生命就到了尽头。体外产卵，对，到了尽头以后呢，它们的身那个身体就会腐烂，然后呢就变成微生物，再去养育它们的那些鱼宝宝。嗯。 超伟大哈，但是不过这个说回来，你说这个他们知道他们在干嘛吗？其实他们不知道，毕竟是这个呃比较低端的这个生物对吧？他们只是一种本能。你说要说伟大，其实不是三文鱼伟大，我觉得是生命伟大，自然伟大。所以你看，动物的本能就在人的眼里看起来就是美德，嗯，是吧？就是就等于说以前我们说蜜蜂勤劳啊这一类的概念，所以呃。 我们能够从动物身上学到品德，但是问题是，你看到那些原住民，他们学到的不只是这些。嗯，他们跟动物的关系更复杂。嗯，他们是觉得自己能够跟动物做一种灵性的沟通，他们不会认为动物没有思想、没有灵魂，他们反过来觉得那可能是一些祖先的灵魂。有些部族会觉得他们是神的侍者，所以呢，呃。 他们很多的那种修萨满，因为你知道，呃，原住民主要信的这些，我们统称为萨满教的那种宗教，他们会尝试的，他们让他们巫师进入动物的体内，比如说进入鹰的体内，于是，一刹那间，他就能够精神上进，精神上进，然后呢，他就能够飞在那个鹰的身上，用鹰的眼睛俯瞰大地。我看到他们一些传说，有一些人是可以做到这样的，就真的有一个鹰眼在天上。 比如说找人，比如说组里面谁不见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就找这个巫师或者这个长老，他瞬间进入那个鹰的体内，然后那个鹰在上面飞，像现在那个无人驾驶飞机一样看，我找到了，在什么地方？哎，你要说，照这种体验来看呢，当时他是进入了濒死状态。 因为不是后来有这个研究嘛，有些呃所谓的灵魂出窍，濒死的时候就感感感觉自己到了上方，看着这些。是，但是咱们别聊这个，咱们先去一下广告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，之后见。 咱们好像关心加拿大的动物，超过关心加拿大人民。 <laughs> 人民动物分不开呀， <laughs> 对对对， <laughs> 真的是分不开。哎，在萨满教的这种灵魂里啊，人跟动物真的没什么区别哈。因为你比如说，你看我们见到他不是很多种图腾柱嘛，嗯，他那个图腾柱其实就有点像那那回我们在加拿大还聊起来了，就讲张光直已经过世的人类学家。 张光子先生对，他就说到，其实中国古代的，比如说殷商的青铜器，嗯，有很多的图案象征是很类似这些北美原住民。他这个啊，就是结绳，过去咱们说这个结绳记事啊，嗯，他们有一种记事的方法，就是这种图腾柱，嗯，其实画着或者是动物啊，或者是个什么图形啊，其实对他们来讲都都是这个故事。他没文字的话，他靠这个记，嗯，然后这里面呢出现一个情况，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那个以前那种西部片，不是那些印第安人。 头上戴着个狼头啊，或者挂很多羽毛，其实那个东西是为了要表示它能够跟这种动物融合，就有点像我们殷商青铜器那个老虎雕人，其实它不是老虎雕人，而是在那个状态下，那个巫师跟老虎合一。 那么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来来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，比如说，尤其是渡鸦、雷鸟这种很重要的鸟类身子里面。哎，那咱们也有一个机会啊，跟这个鲸鱼融合了一把，是吧？所以就我们可可以看一下，嗯。 白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《少年派》那个奇幻漂流，他那个跳起来的那一种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个座头鲸，座头鲸，对，因为它有可能在嬉戏的时候就会跳起来，他如果只是在捕鱼，它就不会跳。是，你看这个鲸鱼，咱们等半天，哎，再再过个十分钟上来。 喘次气儿，而且我觉得有意思，就是你就说他们爱动物，他们跟动物真跟亲人一样。嗯，你看这个开船领我们去那人，他认得这个地方的每一头鲸鱼，是，但他是靠什么呢？尾巴，不是靠脸，是吧？是靠尾巴。 每个鲸鱼的尾巴成了它的脸，花纹不一样。对。然后他一看这个翻起来的尾鳍，他这是哪一头？对，还起了名字，都是人那么有名字。对。而且他都认得那些部族。对。因为他们鲸鱼也是一个家族，一个家族在一起。我们那天比较可惜，没遇到这个虎鲸，就是一般人说的杀人鲸。那个地方呢，他们的虎鲸也是一个大家族。他们那个家族的规矩是怎么样呢？比如说，你要孩子要该结婚了，他们是要族外通婚。所以两个家族的人。 到时候大家相会，那我这组里面的小伙子看上你们那儿姑娘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双方结识一下，要跟家长汇报。接着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，派我们这里面一个我们觉得适合了，他到时候该出去了。